锵锵三人行，咱们今天有这个三联的大记者啊，李菁，还有咱们这个于世存老师，当年写《非常道》很火，后来呢，他这些年一直在研究这个家事，嗯，所以你知道吗？我后来最近我说你是不是到中央台当顾问去了？ <laughs> 我最近央视这个新闻弄点什么什么家风啊？对对对，我有时候觉得很。 好玩你知道吗？还什么赵本山呐、莫言都出来了。我俺们家的家风啊， <laughs> 是什么什么？ <laughs> 我说什么时候这民族突然都有家风了？人人家里。但是，我今天的这个话题啊，就可以从一封来信。这来信啊是早就给我写了，可是放在我这个案头啊，我最近才看到，我才发现真是看漏了眼了。哦，你看看这个信封啊，中国人民解放军哦装备学院。 窦文涛先生这个亲启的啊，结果我就后来我发现不知道谁给我拆过了， <laughs> 然后他说：“窦文涛先生你好，我是刘健，十二届全国政协科技界别的委员。哇，我是朱德元帅之女朱敏的长子。哦，那是孙子吗？ <clears throat> 朱啊对，朱德元帅之女朱敏的长子刘健，我今年六十岁。” 我经常观看《锵锵三人行》节目啊，我经常观看《锵锵三人行》节目， <laughs> 我要再念一遍啊。但是呢，他说在去年八月二十三号中午，嗯，看我主持的这个《锵锵三人行》节目，您谈到枪毙朱国华的时候讲到，这个一九八三年八月二十五号，严打，那个时候严打，朱德的孙子朱国华，李瑞环，流氓罪就是被枪毙，说讲这个事儿。 他说：“你当时在节目里讲到，就是呃，随着这个枪决，社会上当时出现了很多传说。最经典的传说是，邓小平当时拿到这个材料，然后邓小平看了，交给康克清，就是朱德的遗孀。最后，康克清老太太大义灭亲，对吧？当时朱德曾经留下遗嘱：我的子女孙女儿如果敢犯国法，你登报跟他们声明脱离关系啊，按法严办。” 但是这些传言后来被证明都是没有根据的。说梁文道当时也随口附和说当然是假的。然后说您这个窦文涛先生又强调都是民间传言。 <laughs> 他说我现在郑重的告诉您这是真的。真的。说你不能这么说啊，这是批评我了。就是大义灭亲是真的，是这意思吧？不是，就说所以我要跟这位这个刘健先生啊，首先要向他道歉。就是我们啊表达的不精确。所以呢，他这个事儿啊正好可以说。 恰恰因为涉及到领导人的子女，所以我们当主持人这说话都哆嗦。因为当时我在其他的一些文件当中，其实当时啊我们表达的不精确，我说的都是传言没有根据，是指什么啊？指的一个行为。因为当时专门有一篇文章说，枪毙朱国华是邓小平把这个材料给了康克清，康克清签了字，这才枪毙的。 我当时其实脑子里想指的这个意思是说这个细节啊，有人专门写文章说不大可能，就邓小平会拿这个事儿，嗯，给康克清让康克清签字同意才能枪毙朱国华。有人当时我们在百度上看到这么一篇文章，说这个这件事儿应该没有，但是因为表达不精确啊，可能就刘老先生听起来他就觉得你是说整个。 康克清的这个态度，难道是假的吗？所以其实不是。你看，他专门又附上这个文章。康克清的秘书啊，叫叶梅娟，曾经说过，当时这个事儿啊是什么？当时康大姐在有关材料当中获悉之后，她沉痛的说：“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她他还说朱老总生前有嘱咐，如果孩子不争气，犯了错误，出了问题，你也不用生气。党有党纪，国有国法。 看来朱老总早有预见，不幸严重了。他这个这个刘健先生是科技界别的，所以是非常重视考据。又拿来一篇文章，说是康克清大姐的司机哦，哎写的一篇文章，也讲到这个细节。他的司机回忆说，在他孙子执行死刑的第二天，外出活动的康克清在途中平静地对我说：“说刘师傅，我告诉你一件事儿，我的孙子犯了罪，枪毙了。” 这位刘师傅说：“说我听说了，但没有问您。稍后我又小声问他，听专车司机们对我说，传说您是签过字的，就是我刚才讲这些。传说您是签过字的。这个时候，康克清略有些激动地对他这个司机说：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还用签字吗？我是直话直说。当时司机又问了一句：说是否给朱老总抹了黑？他说。” 老总是老总，他是他，他做的坏事他自己负责，跟朱老总没有关系。嗯嗯。所以现在这个事情的这个清，大家就比较清晰了，全部的这个真相，也怨我们没有表达清楚。这个在此向这个朱德一家啊，表示这个道歉。这个道歉我很高兴，因为只得显得我有身份，对吧？ <laughs> 很高是吧？朱老总的后人给我们写信。哎，但是这对你这个研究家事的学者来说，我想就会是个。 处罚，这个确实是，这个是也是很怪哈。这个当然，我觉得像朱朱老总他们这个家，可能已经很难用寻常的家庭的这种，呃，你说的这种家家教来来来看待。我觉得他们他们可能是在革命年代，这种革命本位已经战胜了那种家家庭或者这种亲情。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包括。 我们后来看到了王光美对那个刘毛，呃刘家和毛家那种那种处处理方式，我们现在就，这我不知道，王光美还处理过刘家和毛家，不是他不是把刘家的孩子和毛家孩子放那个叫在一块儿吃饭吗？啊，而且而且而且搂着毛家的孩子说说我们都是毛主席的好学生，然后我非常道里面用过这个这个故事，就我我用的是新凤霞批评这件事儿，就是说自己的男人都被。 都被他整死了，他还这么说，对、是吧？他就是说，这种人性被革命性战胜了，革命性压抑了人性，压抑了真正的情感，就是他已经不是我们寻常人所理解的情感了。嗯，所以这点很很很很有意思，是吧？我没听明白你是夸他还是质疑呢？ <laughs> 我是描述一个事实。对对对对 哎，说的很，是是这个角度啊， <laughs> 对对。其实于老师刚才说的，我我刚才听这个，我也是也是有同感。嗯，其实很多情感，我觉得这个也不能归到那个就是人的就是通常的情感里面。对对对。我觉得是一个特殊年代。就你特殊环境，革命真是革命战胜了亲情。对对。就是。 我我觉得像我们，比如说像于老师，包括我自己做一些采访，很多很多这样的案例，用您的话说，大数据其实支持这个。大数据。我就记得，就比如说像我们现在看很多事，你是不能理解的。你比如说长征途中，这个把孩子随便就送送给那个沿沿途的老乡，很多很多找不到了。嗯。然后我就记得当时看那个陶铸的那个夫人的回忆录，那为了筹款，你就把孩子就卖了，卖了几块大洋。嗯。你现在觉得？ 你说你能用这种传统的这种亲情或传统的这种观念来理解吗？不能理解。然后我还记得还讨论过，比如我以前采访过那个老鬼，嗯，他的母亲是杨绛，然后写那个叫《血色黄昏》是那个吧？对对对，呃，写了两部就《知青》嘛，那个那个。 呃，知青几部曲我记得，然后他其实他就是他那个回忆里面主要是跟有他出版了一本母亲杨沫一本书，里面主要是讲他跟母亲的这种。杨不是杨绛，杨沫，哎呀，口误了，口误了，杨沫，对不起，我也得道歉，老鬼老鬼老鬼老鬼杨杨沫，对不起啊。 没事儿，没事儿，杨绛有一个 <laughs> 孩子也不错啊，对，也也不错，乱了乱。了。然后它里面就是，他是来那本书里讲他跟母亲这种特别复杂的这种，比如说以前由怨由恨到后来开始，也不叫宽恕母亲吧，反正就跟母亲后来又重新接近了。它里面有些细节，我觉得也是那个年代的，我记得，对我我记得回去还跟。 比如说跟我妈妈也讨论过这个事情，我妈妈认为是个性上的问题，我认为我说就是时代性，我说就是那个普遍的，对。她讲到一个什么细节，比如说杨默和她的丈夫都是一个高级干部，咱们说高干嘛，在那个时候，比如说都是什么东西都是供给制的，对对。然后孩子正是发育期，他吃不饱啊。然后杨默。 就和她丈夫给自己关到房间里，他们哎偷偷吃饼干吃什么，然后把东西都锁住，不让孩子吃，因为我是干部，我是国家，我是国家有这个给我的待遇，你们没有资格享受这个。然后我就记得有一次就跟我父母讨论这个事情，我就认为我说这个就是那个年代把女性给扭曲了，把母亲给扭曲了，就包括还有那个最著名的就是那个呃，我有这样一个母亲那本书里面。 对李南阳写的那个范范范元贞，范元贞延安几大美女，李锐的夫人。你看那里面写的那些事例，我觉得典型的是那个年代的女性，她的，咱们也不能说革命性压倒了这个 <laughs> 母性啊，但是很普遍。我觉得是那个年代里很普遍的一个现象。所以，我们我记得我我这个寒假还跟我妈妈正常说这个事情。 我妈说这是个性上的问题，说别人都能这样吗？我说不，我说那个很多很多这样的个案，你说明什么？就他们受那个年代的那种教育是是是被时代社会裹挟走了，所以中国人的家庭呢，他没有建立起真正的亲情来，这个很糟糕。其实现在也是如此，你说的不仅仅是革命，现在是这种官本位的社会。就我记得有一个人批评说，有一个有一个人当了副部长，然后他太太回到家里，太太就喊他首长。 <laughs> 你说这是很可笑的一件事儿吧？还有就是说我我我认识的，有的有有有的我就觉得很迂腐的那种那种书呆子，就是其实自己在机关里面做官儿，但是呢他他是信他现在信他不是他是共产党员，但是他现在信奉另外一个儒家经典，他让孩子在他面前跪着读《弟子规》，是吧？我觉得他已经把那种把那种外部的那种。 给他是给他那点儿那点儿信息，当做一个最高的东西来来来要要求自己和孩子的关系，或者自己和亲情之间、亲情和友情之间的关系，这是很糟糕。就中国人被这种容易被这个时代社会污染掉了。我们是不是就说有一种东西，就是好像为了一个更大的东西啊？对，可以六亲不认的，是是是，可以六亲不认的，对吧？这个更大的东西不管是什么，更大的东西也许很正确，对，但是。 这个和六亲不认，你知道？他要扭曲自己，他不仅是六亲不认，他是自己的人性也被扭曲了，对，这个很糟。那当年比如说文革的时候也是认为很对的，你像前一阵不是有人道歉，有人就说出来，那这个老婆跟老公对告发告发了就枪毙了。那么你说，我的天哪！咱们去广告，枪 <laughs> 枪 <laughs> 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这个我们什么时候聊说起这事儿呢？就是那个李某某。 那个孟哥，你知道吗？其实现在回来，大家可以冷静一点想这个事儿。嗯，我不是说为孟哥说话，嗯，我是说，你看当时啊，一直到今天，哎，最后孟哥是，你看你拿孟哥当什么标准来要求？如果你说孟，你拿孟哥当康克清来要求，嗯，都跟军队挂点边啊。如果你说孟哥是康克清，那么似乎你可以用康克清的标准谴责他，嗯，说你怎么这样？对，可是如果你。 把孟哥当一普通人，是孟哥说，我只是选择做了一个母亲，对，嗯，哎，为什么法院就说你母亲如果给儿子作证，那是最没有采信力的？对，为什么？嗯，但是这也就说明他完全可以啊。对，我觉得他从一个母亲的角度，他尽力，你都不能拒绝他。是的。他不尽力，你才觉得他这个。我跟你说，他只要说他不违法，甚至我就觉得要是一个妈，嗯嗯，哎。 母亲，他就是说，他哪怕就是说明知他儿子干这个，但是他想尽一切办法让他儿子少坐几年牢，我都不会责怪他呀。就是这，因为你最后是法院判，不是他判呐。而且我认为这个这这当时骂他的很多人没有搞清，没有法治观念。什么叫没有法治观念？司法制度的设计啊，就是控辩双方各为其主啊。对对对。对吧？你。 控方和辩方，你可以竭尽所能为你申诉，最后法院陪审团做出判决嘛？如果你把这个事儿道德就说，哎，你被告凭什么你还要脱罪呢？对，那你如果按照你这套逻辑。 咱不必搞司法了，对对对，对吧对吧？对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制度的设计就是这样嘛。对呀，你你还有一点就是为他们辩护的律师，这是他的职业呀。嗯。我觉得如果说，比如说这个，现在很多人指责这个律师，就好像你去给他辩护，你就是一个坏人，就还是拿道德判断。但是你想，这个法律就像你说的，这个法律设计，那为什么要有律师这个行业啊？是吧？那个律师，我给谁辩护，这是我的工作。我辩护的越好，就说明我是一个很有成就的律师。那国外那个大律师。 你像那个辛普森案啊，是你你你这不典型的吗？就是说，你可能会觉得这个案子有漏洞，你最后是在这个司法制度上或法律上你去对来完善它，但你不能指责这个。当然，这个律师也有，在那个美国这个美剧里都是都是讽刺律师的哈。你只要拿钱，你就昧着良心怎么？对对。但是咱们要是从他的职业来讲，这是我的工作，对不对？我的工作你不能拿来道德来来指责我。所以我就觉得在这个事情上，很多人去。 去去就是好像就包括以前，我记得采访过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大律师，他是给一个，呃，一个所谓的黑社会的一个团伙的首领去做辩护，结果被骂的狗血喷头。他后来就不敢去再做这样案子。但是你要想，律师的职责是什么？我不管你是谁，我都是有权利去给你做辩护，而且法律上也保护我。我即便是一个死刑犯，我也可以请律师，对吧？ 所以我觉得有一些基本的观念还没有，像您说的 <laughs> 什么“累人孩是吧？我觉得就很多基本的观念都没有。传统的人，那个或者我们经常看到那个农村的演戏嘛，在戏戏台子上，因为演坏人演的太太活灵活现了，然后就底下的观众就冲上台去把坏人揍一顿， <laughs> 是吧？对对对，这当年 <laughs> 那个陈强嘛，陈强。 不是，我好像听说过一个，就是我好像听说一个，就他他他拿起枪来打黄世仁呢，当就一枪。他说就呃是陈强演个什么角色，就有人要哎对对，要就要上去冲上去打。我问你于老师，你说你研究好多这个家族的这个故事啊，嗯，所谓这种家风啊，嗯，这种家风要是贯彻到底的话，会不会也有一些不近人情的地方？呃，你想到是哪些不近人情？你说义。 没有中国人讲讲讲讲讲道义啊，大义啊，大义，道义大义，嗯哎，有时候这个也也也也也也分不太清楚。对对对。什么叫大义？对，比如这个大义灭亲就是从春秋时期就出现了，个对呀，这个确实是，确实是中国人的一个两难问题。你知道这种中国的这种教育啊，我有时候我在我一个台湾朋友身上看到，哎。 我作为一个大陆人，我现在都很难想象了。嗯。而且两个人，你因为平常大家就是在一块玩啊，他完全看不出他对什么民族、对国家有任何关注，对吧？但是聊起来，他说我，他说我要是国家有难，我捐家产的。嗯嗯。哎，我一下子就感觉到，他这个台湾人啊，他是从小啊就这套儒家的这种教育。我说这现在要是国家有难，你就捐家产。哦。 你平常一起玩的朋友，你完全想不到他真到一根筋上。对对对，他是这样的。对对对，这其实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成年人的一个态度。他知道，就是说真正的成年人知道自己，那个在在自己的享受之外，也要对这个社会或周周围要尽力的，一定要尽这个责任。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这就是意义嘛。义的义的本意其实是是一个收获，是一个成熟状态。 啊，我们中国人在这方面做的是不够的，我觉得，嗯。那你觉得这个蒋氏家族，你有什么评价？蒋家，我觉得这一点做的比较好，做的比较平衡嘛。包括昨天还有人问我说，为什么我我把蒋介石说成是神秀大师，禅宗里的神秀，他是见见物嘛。 它跟毛不一样，是慧能吗？毛是慧能嘛，是顿悟， <laughs> 对不对？天马行空嘛， <laughs> 啊，就是我就是把蒋和毛放在一起比，挺好玩儿。就是它充分说明中国文化的那种阴阳的主题永远存在，永远存在。你包括胡适和鲁迅也是，胡适是阳刚的，呃，胡那个不是鲁迅阳刚， <laughs> 胡适阴柔，啊，那个那个毛泽东是阴柔，然后蒋介石是阳刚。 是吧？它都是一个一个有一种互补，文化里面或者政治政治层面都会出现这种成对儿成对儿的这种人物，我觉得挺好玩儿。哎，他这种思路挺有意思。嗯，这个我有时候你知道，我记得谁呀？顾城。嗯。要不说这个写诗的最后最后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五迷三道了啊！你知道我后来讲，顾城对这个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理解啊，嗯、他也谈到这个禅宗。嗯。你们再谈谈呢？他就说。 但是我觉着这完，他完全是失心疯了，你知道吗？他就说，他就说啊，说这个周恩来和毛主席那都不是这个一般的人，就是毛主席就是要把天下搞乱了，周恩来那比他更牛，周恩来就是这俩就是一对儿，你搞乱了，哈哈，我给你收拾，起来 <laughs> <laughs> 然后又搞乱了，这这周恩来哗，我又给你收拾起来，俩人就是天生一对儿， <laughs> 就一双，你看他是这么理解。 对， <laughs> 这个也有道理。这个这这个好，好多人也讲过，就是说毛和毛和周有这种特点。你也快了，湘江三言行广告之后见。 所以你要这么说，我也会说。你看他姓余吧，他就喜欢研究这个年年有余， <laughs> 家族的家族的这个余余下余音呢，余音呢，余泽呀。对对。你知道他还有一理论，你还不知道呢。他据说他研究了好多个家族啊，他就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嗯。他发现是有这规律。对。说是祖祖上比较厚道啊。对。哎，看他的子孙，确实是一直在享福。对对对。 这个 <laughs> 对的，这个是这个。我上次不是跟他开玩笑，我说这也是有大数据支撑嘛， <laughs> 对对对对对，就是他们研究这个明清以来的这种这种这种家谱和地方志，就读出那种传承五代三代那个五代八代的那种大家族，都是积德行善的嘛，就是成为当地的一个道德楷模。 会修桥补路啊，会会会做一点那个，会办学呀、助学呀，会做点这种事儿，这样他的阴德会让子孙也能分享。很多其实很多那个，就是我们看近代以来的那个大知识分子，嗯，就包括陈寅恪他们家，还有那个钱钟书，嗯，你看都是几代都是就是。 <coughs> 我不会从那个角度理解，我是觉得，比如说他们从学识上，嗯，从呃从家风上，从为人上，他一代代积累，就必然出一个大家。你看他们，我就像你看这几个大知识分子，咱们现在说没大家了，我就想到我们文化就割裂了。你在那个年代，你就。 经历那么大的一个动荡，你文化都传承不下来，好多东西，而且比如我们的价值观、道德上都被冲击了。但是你会看那个年代的那些大知识分子们，他就一家都出来好多个啊，这个啊。 真的是，我就有时候也不得不承认，我作为一个工人阶级的后裔啊， <laughs> 有时候有时候也很气馁，不过我也很知足了， <laughs> 就我也很认命。你这祖坟上也好，这个我是感觉啊，还真的你不能不承认，人都是有来历的。嗯，你还真的哎，就过去讲就血统论，咱不能那么提哈。是老子英雄儿好汉什么的啊。对。可是你看啊，我就想想，你拍电影的。 陈凯歌他爸是干什么的？啊，什么的，什么这些人，他都是有来历的。他的家庭，他的什么，就连今天你做个生意，你也是高干子弟啊。你这个陈寅恪祖上诗书传家，你看，你仔细看这些成名的人物，哎，我得说相当一部分。哎，你看哈，比如说像那个陈寅恪，我就记得一个细节，他去欧洲读书，他不拿任何学位。是。他觉得我要去读一个学位的话，我功利心太强了，我就只能钻一门学问。 但是他是想放宽自己的视野，我多多了解一些东西，所以他不拿 c 位。但是我想，你什么样的父母才能包容？不是叫包容，有这样的心态啊，因为你父母已已经有这样的底气了。对，我这就是我我不在乎，对吧？我们现在流行的说法就是，希望那种土豪们对自己的孩培养自己的孩子的时候，要让他学无用的东西，不要学有用。但是我觉得，只有陈云雀他的父母或者他的上一代，他已经。 已经有到层面，他会才会有对，要像我们送出去，你不拿学位回来那个怎么行啊？我们现在都希望孩子学那些有用的，法律有用去学法律呀，就没有什么学位。但是但是你看他的学问，所以这是那个年代里的。嗯，所以现在于老师主要争取的是让蒋介石回大陆安葬， <laughs> 是不是入入土为安？入土为安。接下来为您播出《文明启示录》，对他们蒋家的后代有好处啊，对我们有好处。对。